大神指点迷津，嗯，好迷茫啊！大神指点迷津，早安你好，我是 Joseph 慧敏，工程师会不会是你小时候的梦想清单之一呢？今天我们就要来跟你聊聊工程领域，我们请到了工程师有侯宇红。 很多人先有的那一个印象呢，就觉得，哎，工程师呢，应该就是可能出现在工地呀，或者是跑很多的一些项目的。工程师一般上有分为多少种？在工程系下面，其实有很多，大概二三十种吧。可是，在马来西亚普遍上看到的，可能有 electrical engineering、biomedical、mechanical、chemical、civil，各行各业都有不同的 engineer。而我其实是从 biomedical engineering 来来毕业的，我的专业其实是在医疗器材方面。 工程师其实他的范围不单单只是设计跟建造，他其实包括些什么呢？其实，在马来西亚医疗器材的行业呢，其实我们很少看到有比较 R&D 方面的这个专业，因为通常在马来西亚的那个医疗器材都是进口，在 biomedical 方面其实比较少，像是在 R&D 这方面的 engineer。可是我们有很多像是在 service engineer，就是要去到 site、去到医院那边去做机械的维修，然后可以去检查各有 installation，可以去设置，然后还有很多在 medical。 I T 方面的专才，也是有 Imaging 的专才，所以这些都其实是 Engineer 可以去尝试一个领域。而我我在临床实验嘛，临床实验就顾名思义，就是在你的医疗器材在上市之前，你需要做实验，你是要确定这个器材的安全性和可实用性。当你确定了这个安全性和可实用性过后，F D A 或者是 E C 会给 Approval，我们才可以正式的进口进马来西亚来做销售。 课程的结构又是如何的？一般上会读多少年？然后可能需要进行实习吗？以前在大学读书的时候，我们需要读四年的那个课程，在这四年的课程还不包括十个星期的 internship。在马来西亚，如果你要受到 Board of Engineer Malaysia 的认可，你需要有四年的 degree。我有一些朋友在外国读三年回来过后，Board of Engineer 其实是不承认的。三年你是可以 practice，可是如果你要深造，你要去拿到 IR 还是什么，他们其实是需要四年的。 那是不是去考取 IR，它对所有的这个工程师来说都是有一定的帮助？其实我不会认为说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。我们就先研究 IR 是什么吧。IR 其实就是 engineer，engineer in Latin 是 spelled as IR。在马来西亚，如果你要 practice engineering，其实你是需要至少有 graduate engineer 的。简单来说，你要有四年的 degree，然后你要有 honors，然后到最后你就 register as 一个 graduate engineer。只要你毕业，你就可以自动的成为 graduate engineer。在大 大学是读什么呢？普遍上 engineering 呢，他们有很大部分的时间，五六十、八千的时间都是读 physics。engineering 因为它是一个 problem solving，它是技术问题，你要解决这个技术问题，所以那么很大的时间都会在钻研物理方面的事情。如果你是对数理和物理方面有很大的兴趣，我才会 recommend 你去拿一个 engineering。明天同样时间继续留守，大神指点迷津，同样呢会有工程师侯宇宏的分享。 多谢大神指点。